锵锵三人行，咱们这个徐老师今天特意穿上了暧昧的暖色啊， <laughs> 为了欢迎我们上海来的才女加美女。哎， <laughs> 最近有位我的画家朋友很欣赏你， <laughs> 说哎呦夜夜谈说话又有水平，人长得又漂亮。哎呦，你瞧人穿这衣服一百块钱一件儿，真是谢谢啊，多多好多好。哪哪个画家？徐徐悲鸿的儿子啊。 哎，你还别说， <laughs> 这画家朋友就姓于，不就姓徐？谢谢徐， <laughs> 很欣赏。哎，他说这个徐悲鸿的这个儿子最近，这个我的画家朋友们都在跟我聊这个事儿，很有意思啊。你虽然你是这个金融张爱玲，是吧？你也这个事儿跟金融资本有关系，我觉得当然有，多过是金融，少过艺术，对，金融大过艺术。咱们先看裸女。 这名呃，这个先看画啊，先看画，说这是徐悲鸿的，去年拍了七千二百八十万，七千二百八十万，就这个裸女，说还不是别人，正是徐悲鸿的前妻，著名的蒋碧薇女士，你看画的这个徐悲鸿 <laughs> 画出来对他太太的理解。 <laughs> 好，我们再看下一张，哎，这是真的，就是 <laughs> 呃徐悲鸿画蒋碧薇。 徐徐悲鸿画自己的，你看蒋碧薇原本她是这么个型款，对，这么个型款穿穿着这种不穿旗袍有那么肥吗？哎，就是呃，我看过徐悲鸿画的蒋碧薇的画，然后包括他的《静夜》《静夜思》那种画民国女性，基本上他喜欢的都跟蒋碧薇差不多的身材，都是这样子，稍微带点丰腴，但是身材又比较修长，他喜欢那一款的。第一款那个第一幅像鲁本斯的画。 <laughs> 第一幅那种，这是我们廊坊的鲁本斯， <laughs> 这个模特像鲁本斯那份儿，对不对？是廊坊的，对对？这个模特是当年从廊坊找来的这么一个真的模模特啊。所以我我记得当时好像陈丹青有个评价说“指鹿为马”，他说你找也要找个像一点的，他现在像都懒得像了，就是说造假已经造到根本都懒得去管，陌生化嘛，有美学冲击嘛，哎。 因为我发现什么事情不能沾钱呢？一沾上很多的钱呢，七千二百八十万，他就创了新闻了。然后呢，中央美院当年有个研修班儿，这个研修班十几个学生，如今都是老白白发苍苍，什么老画家了，联名写公开信说：“哎，这画不是我们画的习作吗？” <laughs> 说怎么成了徐悲鸿了？ <laughs> 徐悲鸿画蒋碧薇了，他他 <laughs> 他们还贡献了当年自己画的嘛？说你看，我们一个教室就是从不同角度我们画下来的嘛，就刚才。 说这个，大家都对那个狼王鲁本斯 <laughs> 记忆犹新。记忆犹新，说记得非常清楚，因为这个这个，说是背后弄了还是个什么赭红色的背景，呃，而且你觉得一九八三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就刚刚改革开放，春风刚刚吹。没错他们第一届研修班， <laughs> 然后能画这样的裸女图是很不容易的。我估计那个时候能找一裸模也不太容易，对吧？那家伙师生们欢欣鼓舞， <laughs> 所以留下深刻。 刻的印象对吧？那是谁呀？我记得是袁运甫啊，在北京机场的一幅画嘛，那个那个就是讲那个云南啊泼水节，嗯，一直要邓小平跑去拍板才能公开展览，因为引起一。 就是因为裸女嘛，哦，有那里边这个这个云南那个全国大新闻嘛，怎么可以不穿衣服就直接上台？哎，虽然那个是有点写意的，北京北京机场一一号嘛。我我印象比较深，当时有几个这样的事情，而且北京机场一号这个事件是载入文化史册的事件。后来咱小平同志去看了，我忘了他说什么了， <laughs> 反正这个没说不行。 <laughs> 就行了，就这样。 <laughs> 哎，但是你你说呀，我听他们这个就聊啊，他们说，哎，你就说陈丹青说，陈丹青说，那那个七千二百八十万，嗯，那不就是冤大头吗？嗯，倒霉吗？嗯，可是呢，我还听见一种说法，那就神了，就是说哪有什么冤大头啊？谁你以为有冤大头吗？什么说七千二百八十万是谁买的？谁买的？啊？谁买的？哎。 有一种 <laughs> 不要逼他说，他不会说。有一种分析， <laughs> 就是说呀，这整个就是个局啊！因为什么？你想，中国确实是傻子多，但是见过傻子，没见过这么傻的。你七千二百八十万，哎，我就是一最傻的老板，我要拿这么多钱，我焉能不看看清楚？或者至少，我找个老师来给我看看。甚至不看，咱就说了，咱这个外行人也可，你也能看得出来，这是徐悲鸿的老婆吗？ 而且这个画法，这个这个解放前根本就没有过的嘛，这也明显的就是那个年代，八十年代的时候。一般来说，人家拍那拍卖行要要要，啊，拍卖行不管。这这个这个倒是他拍卖法里边有的，你只要事先没有声明说保证它是真品，他就可以不负这个责任。 我们是有明文规定，但是当然了，当然了。你比如说国际上有名的那什么克里斯蒂拍卖行、苏富比拍卖行，他有面子。老实讲，要做上百年，做这么多年，他啊，这个甭管法律怎么规定的，他要有一份信誉的，对吗？他要他不能随便来的。但是问题，中国现在社会多少人还要脸吗？他不要脸了，他无所谓了嘛？这就要钱啊！对啊，但是但是你说的，你的意思就是说，那七千二百万拿出来的人。 不是真金白银拿出来，哎呦，这个拍卖场上太多了，自买自卖，你知道吗？哦，自买自卖，我做一个局，我说这话七千两百八十万。 是吧？自买自卖，然后他就高到这个记录了。徐老师，徐老师还是比较天真的。这个在资本市场很多，就是托啊。我们俗话叫做托。你比如说，我要我看这家公司不错，我想去买这个公司，然后我要跟他讨价还价嘛，说你的净资产是多少？大概一百万，对不对？那我打个折，八十万我买的。结果你发觉边上总是窜出几个白马，那时候有一个专门的称呼。 市场上叫白马骑士，他说我出一百万，我出一百一十万，然后这时候到最终你有可能不得不两百万成交。嗯，像很多就急了。对对，你这样，所以你你你你你你知道吗？我前两天我跟我这个朋友一起啊，我去看那个就是一个最近一个拍卖的那个呃预预展嘛，哎，然后后来他们拿我开玩笑说呀，也不知道谁拍了那个微博呀。 微 <laughs> 博就，所以现在生活质量很低，你知道吗？说拍微博，哎，说是到那去，那看什么预展，然后呢，他们损损损我嘛， <laughs> 说还转发给两条这个这个这个留言，你这两条留言什么留言？他 <laughs> 们给我念啊！说第一条呢是一位女士，这个女士呢还是这个表示很惊讶哈，就说哎，是他吗？ 真是令我刮目相看， <laughs> 我说这是夸我呢还是骂我？ <laughs> 没想到女士你在女士眼里这么没文化。没错没错，他基本上把把把我当三俗代表了，对吧？但是呢，这个第二个是个男士啊，这个男士的这个反应呢，他这个用词还是比较礼貌的，他就说了一句说。 不能让人家买着， <laughs> 不能让人家买着。然后呢，我的这个收藏界的朋友就说说，哎，要是群众有这个反应啊，以后我们卖东西的时候可以让文涛去买。你不是不让我买着吗？哎，对，就是让你买着。所以你就有出场费。 <laughs> 对，你比走鞋比走鞋赚的多。举啊举啊，对啊。你知道我听过我的一个好朋友啊，那种到今天为止，老婆都在骂他呀。 你知道吗？就是好像是五百万还是几百万，买了一个废垃圾一样的东西。 <laughs> 你知道当时这个这个汗如雨下，他就是是就天天人家都是跟着行行行行家去，就那天自己觉得自个儿有水平了，可以了，我自己来一下吧。这局，哎呦，打现场气氛很热烈啊，十万、一百万，夸夸夸夸局，到最后他受这个气氛的鼓舞啊，五百万，夸一局，咵。 <laughs> 就是你的了，鸦雀无声，都剩下你了。我我就在，我就在想那个七千两百万，他不可能是他一个人上来七千两百万，他一定有五千万、六千万。那得找好多托啊。 哎呀，你还不是一人傻，还得告群傻啊？什么群傻？你告告诉你这个公司会有多少人？你把职工全都带部吹，没错 <laughs> 没错。这个文涛，把人家搞得也太弱智了吧？文涛刚才说的让我想起上次有一次跟马未都先生在一起，他说一个那个。 他说他在去拍卖的时候，他他他发觉他他喊价，总有一个人出 n 加一的价。比如说，他说他出一百万，人家就出一百零一万，永远比他高一点。然后他就搞不懂，他说到最后一生气，我不买了。然后人家就兴冲冲的买走了。然后下了场，他那时候想不通，那时候人还比较淳朴，还没有什么托这个概念，他想不通。他下场，他问人家，他说，哎，你为什么？你是不是特别喜欢这东西，所以非要买走？他说不是，我也不懂。 就看你买的，所以我得买。哈哈哈！所以我说啊，那个刮目相看那位女士其实还是眼拙，就是您啊？难道说就好像说出出书的就叫有文化吗？开画展的就叫画家吗？看个预展的就叫不算熟人吗？你是玉石专家，你要这么看，那才叫那你才叫没文化呢！现在这年头，而且你知道吗？就像我那些朋友讲，我说不会，我说这次还有个关键人物，有人背书哎。对。 徐悲鸿的儿子徐伯阳，这不是假儿子吧？这个 <laughs> 徐伯阳说：“这是我爹先父的一呃这个，你做这这做，在我母亲那儿收藏多处，我做证明。但是你知道我那帮朋友说，说他这个背书是真的吗？ <laughs> 哎，我说对了，说会不会有人假造徐伯阳？那但是有照片，你看有有有有照片，你看见没有？徐伯阳跟这个画还合影。嗯，但是当然了。” 现在能信什么？谁知道是不是 P S 的呢？反正徐博阳本人现在也没听见他说什么。我们先去一下广告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呃，说是看这个什么预展呢？我那天看到一段报道，就是说购买力有几个，他说我有几个行家，购买力都在五百万以上的，现在也只能是在预展上过过眼瘾，就跟我是就看看吧。 看看吧，然后呢，帮着那些个大资本长长眼，就是说他们不懂啊，他得有，他得找，都得找个老师嘛，帮你看着买这个，举这个，他们就是沦落为，也不叫沦落了，对，呃，他们有人说这也是好啊，是吧？艺术品市场就是繁荣啊。其实啊，这个文涛，你们说的这个事儿，就我想起现在这个，你们其实说来说去就是说，现在资本把这个艺术品市场变坏了，就一大堆光有钱没眼睛的人进去了，对不对？其实。 这种事情很多的，我记得现在很多份额制。你比如一幅画，他给你呃分成一百份，就是一幅完整的画，对不对？你带不走，你也买不走，但这时候怎么办呢？你要交易嘛，他把这个画分成一百份，每个人出价一百分之一，你出价多少？嗯，对，我下次就去买那个蒙娜丽莎的一万分之一。一万分之一，我买不起，那就千万分之一。 我以后可以把地球的土地拍卖给你。我的这个名片上，以后就我的 owner of <laughs>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，名义上，你知道，你你们讲的东西，我感兴趣的，当然你可以说它是一个商业操作，技术很复杂。你说意思说，但假作真时真亦假，我关心是里边真的东西，假的我关心。这里边有真的东西，比方说你们上次讲的那个那个什么东西，一批专家来作证一个什么东西。哦哦哦，那个就故宫博物院那个什么衣服副院长金缕玉衣，二十四个亿啊。 就全世界，哎哎，蒙娜丽莎也没有人说值二十四个亿，那那价钱是假，那东西是假，但是那批专家是真了，是真，但是这专家的这个我看的，哎，专家也未必真，不那些专家人是真啊，但是他那天讲出来的话是假，原因就是因为太气，你知道中国的专家太穷，几万块就打倒了。 所以他出几十万个小零头，可以找来一批行内的大家，而且你知道，人越是多，越容易作假，因为我没有全部的责任。你知道，我我我我们常常人家叫我们推荐什么书啊？我们第一不是问这个书的好坏，我们先问跟谁一起推荐呢？那要是另外几个人的名字都很大，无所谓，就推荐吧。 因为你看，要要丢咱们都这么干过 <laughs> <laughs> 也不是我一个人。你知道，专家出卖人格就是这么一种：第一是穷，就是贱卖；第二是一个群体，就是我不用单独负责。嗯。第二个现象就是刚才你讲的特殊现象，就是那些大家的子女来拍卖自己父母的这个财产，这是一种拍卖法。我背书几千万，嗯，但还有另外很多，比方我做现代文学这个研究哈。 现在几乎每个大作家都有个研究会，每个大作家的研究会的副会长都是他太太或者小孩儿。你说这个有好处是，他给你很多材料，嗯，对不对？我你研究张恨水吧，我张恨水儿子给你很多材料，对，你研究矛盾吧，我矛盾的儿子给你很多材料，这是很大好处。坏处是不能说我爸坏话。 <laughs> 有有有一个日本学者，有一个日本叫释永俊，写了很认真的论文，查出二七年矛盾离开中国以后，在在日本呢，跟一个叫秦德军的女士同居了两年。那日本人很仔细，把电费单都查出来，二几年日本的电费单印的是那个女的名字，写了很长的论文，结果到北京来读这个论文被拒绝。 为什么很简单？我说你这点都不理解，这个 <laughs> 这个，就所以啊，对不对啊？这个很中国啊，谁谁让你找出我老爸还原来有过一个小三儿？ <laughs> 所以啊，中国啊就有中国的人情世故。很多我觉得这个真假问题啊，是中国人和西方人呢特别很深的一个分别。哎，你还甚至你都不能说我们就不好，我们就是你知道他在西方的这个这个艺艺艺术品拍卖什么的哈，非常重要的就是真假。 你假的根本就就不行的，这这肯定是真。可是你像中国博大精深呢，中国过去的这个文物行里有句话呀，叫呃问题非常复杂，叫真的呀不一定好，假的不一定坏。那富春，因为富春什么山居图就是个很好的例子。你比如说啊，他某种意义上讲。 呃呃，唐朝的仿品，你王羲之的字都是仿品，对吧？都是当年的复制品啊。那么你说它也很有价值，而且呢，你知道吗？这里边还有一种，我给你讲一个故事，你就能够明白。你比如说这个，你知道大画家这个吴昌硕，那这个做人呐，人家都是说非常好。为什么非常好呢？有有一个呃人，一个行家拿买了重金买了一个他的这个卷子，正在吃饭嘛。这当就说，哎，您看是不是您画的？ 哎，他一看就说是我画的，那人高高兴兴的就走了。其实不是。后来同同桌的人都是行家呀，说这怎么是你画的？连你老家都写错了，他是安吉吴昌硕，他都写成安姓吴昌硕。然后吴昌硕笑笑说：“什么？说哎呀，我笔误了，我我笔误了。”后来说到底为什么呢？你明明不是你画的。他就跟好朋友讲说：“人家这个那么多钱买了一个我这个东西。” 我要给人家说破了，倾家荡产呐。那么我为什么不做人厚道一些呢？我就说是我的嘛。这个，反正我的假话也不止一张，市面上到处都是。你看，这这这里边但是中国但他最后，他在最后还是说破了嘛。呃，就是，而且你刚才讲的那个东西，我觉得这是危害极大。就是说，本来在讨论一个真不真的问题，你突然加进一个好不好的问题，这就好像两码事。这是两码事。这就好像现在有人说地沟油很好吃哦。 这是一个道理， <laughs> 你知道吧？是一个道理。你把话题转换，对对对，文涛 <laughs> 说的，他这个是两码事情。你说真还是假？有可能仿作比原作好，有可能的，历史上发生过。但是假的就是假的，真的就是真的。有可能假的这个售价比真的还高。我跟你说，文涛，你可以去从事一个很有前景的职业。我告诉你。 我我有一朋友买瓷器，买一个假一个，买一个假一个。有一次他请那个专家，博物馆专家去鉴定，专家看了几件之后，他说：“你不要让我看了，不要浪费我时间了。”然后他对着满屋的假货，他说：“专家不识货。”然后他想了一个绝招，说：“怎么办呢？”他说：“拍案而起啊！”叫做他说：“我自己称专家。”然后从此之后，咱们中国多了一个瓷器鉴定专家， <laughs> 他去给人鉴定，所有鉴定出来的东西全是真的。 你说的，我说真的就是真的，对对，哎，知道掌握话语权了，你知道你要往更深来说，你要往更深来说， <laughs> 这真的艺术的本质问题啊，话语权的问题。你老实讲，说徐悲鸿，当然我是不懂，但就我的这个着眼来看，说他绘画成就有多么的高。 我并不那么看，但是呢，逃离小心他儿子来找你啊！不，但我个人有喜好嘛， <laughs> 我个人不太喜欢。他七千两百万没分到，他一根毛都没分到。我就说啊，这个就不那么说话。我说这个系统啊，逃离满门了啊，这就某种程度上，建国后的美术界。 它是有话语权这一说的，为什么你的就是最最最牛的，你就代表历史时代呢？对，这谁说了算呢？但这个，但这还是两回事。我觉得你刚才讲的是有道理，好不好跟真不真是两回事。另外，好不好的树立的标准，又跟话语权，又跟学术传统，甚至跟门阀、跟弟子的关系，又是。但是这个东西不能混合。其实啊，价格高低不是一回事。你有钱，撒钱多，价格就会高。一张最臭的画，它价格照样会高。没错，我记得。 那个，我刚才说到那个就是份额制，对不对？一个月前在这个拍卖行拍卖一百多万，就是拍卖价。哎，份额交易之后，你知道到一亿几千万。你知道，这就是崔健呃，我记得接受访问曾经说过一句话，说这个时代啊，就是把黄土卖成黄金呢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 叶檀，你讲的哈还真是，我听说啊，这有些有个银行，现在已经开始发行一个什么基金，嗯，就是买古董艺术品。好像呢，你投资这个基金的人啊，我没听太听明白那天那人给我忽悠，大概是还能在你家里挂挂，说你看你还能欣赏几个月， <laughs> 而且你还投资了，而且这个基金还有回报。但是 <laughs> 基金一进去啊，嗯，把水真的。 搞混不不不光是基金进去问他，我跟你说啊，你这个基金进去之后，以后就是资金说了算，他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，哎，就是他那些商人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。比如说我有个十亿，我说这幅画值一千万就值一千万，我说值一个亿就是一个亿，就是你得到的最大好处是挂在家里，信体每一万分之一是我的，你可以欣赏几个月。就是就是假我们现在这样来假定，假定比尔盖茨心血来潮了，啊，他今天突然把这个七千两百万的画。 他用两亿把它买下来了。对，他说我不管真假，我非常喜欢它。对，那以后这幅画被比尔盖茨收买，这幅画以后就值两亿了。我跟你说，他不会再低于两亿。你还记得上海那个画家叫画周庄的那个叫谁？陈逸飞。陈逸飞，他也是，就拍卖是在国外被收藏了之后，从此身价百倍。你知道吗，徐老师？是不是？他就无所谓。以以后人家不再 care？你以为西方他没有干这样的事吗？嗯。就是前几年中国现代艺术品呢。 大起大落，对对对，是怎么搞的？就是再说像我说这个话语权嘛，他我至少我听到的一种阴谋论啊，西方的这个人嘛，就哄抬嘛，买嘛，说你们有价值，你们现在中国的这个现代艺术全是宝啊，收个收全是傻呆呆的男男女女，把价钱炒上去，把价钱炒上去，然后中国这帮土鳖们不也跟着买吗？对对，买人家就出啊，所以价钱哐当就下来了。但画家是得意的。 画家是得意，你画廊当然是更大的得意。画家不知道倒了多少手了。但是到底我们是要批判人家讲话呢，还是在鼓吹这个这个？不是，我就觉得你不管高不高，就讲规矩就行。我就觉得这行里边，你比如说有人，你说是，你说这个，我就告诉你，这不是徐悲鸿画的，你买不买吧？你如果有这么一个，你不管他傻帽也好，什么有话语权也好，他说我就出五千万就买了，那他就市场价就是五千万。 这个没有道理可讲。现在我你看，我就我这次看这展览，我就发现啊，现在的这个书画上面都是拍卖公司指标，谁谁谁款，比如石涛款、八大款，就是说是他数的，但我不跟保证他是他是石涛的或者是八大的，我只是说谁谁谁。款。他不。现在拍卖行成了造假罪。不，他成了造假一条龙了，那边造假。接着下来为您播出《珍宝总动员》，而且就是。 叫。